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六十八集。时间过去，客人来的差不多了，承天殿的流水宴也正式开始。宴会没有固定作息大家且行且谈。 遇到了熟识的或者投缘的道友，就随地坐下论道谈话。仙界寿命长，朋友之间动辄几百年、几千年未见，众人相互寒暄，彼此引荐，气氛十分融洽。热闹中，外面传来袅袅仙音，林清霄一听到这个声音，就立刻起身朝外走去。其他人听到了，也纷纷停止谈话，朝门外望去。叶子楠感叹。 连天宫都派人来了，大场面啊！罗涵这才明白，原来刚才那阵声音是天宫独属的礼乐声，前来道贺的人竟然是白彪星君。天界谁人不知啊？白彪星君是天帝的代言人，他的态度就是天帝的态度。白彪星君见了林青霄，笑着拱手：“恭喜林公子继任家主，多谢白彪星君。” 林青霄回礼问道：“我接任中山后，尚未给陛下请安，实在惭愧。不知近日陛下可好？”“陛下一切都好。”白彪星君笑着说：“陛下听闻了你的事迹，甚是感兴趣。陛下还命我转达口谕，望林家主好生修炼，早日飞升上仙，为六界重新制定上仙标准。” 陛下十分期待天界再多一位强将。白彪星君到来后，大典上就掀起一阵无形的骇浪。等听到天帝竟然还传了口谕，在场中人彼此对视，都嗅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息。易家家主更是脸色都变了。他们先前仗着地利，一直和三清天往来密切。 昆山所有人都默认天帝会从易家中挑选下一任继承人，但是现在天帝对林清霄不同寻常的关注，超乎所以的评价，都指向另一个可能：天帝对林清霄抱有极高的期待，甚至远远不止上限。易家家主神情阴沉，素家父母对视，脸上明显露出后悔之色。 岐山、骊山、嘉山也来人了，他们表情如常，可是心底都各有盘算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根本不知道最后赢家是谁。一家造势这么多年，谁能想到中途却杀出一匹黑马？中山有历史底子在，这些年在外依然气派，可是，在龙族六山中却不上不下，停滞已久，早不复刚建朝时的强势。 兴许半死不活的中山中兴之际到了，成天殿中气氛变得微妙。白彪星君对场外的变化毫不关心，他只负责传达态度。至于其他人怎么想，不关他的事儿。能不能处理好外界的诋毁赞誉，能否平衡多方势力，本来就是天地必备的技能之一。白彪星君是个大忙人，来露个面就是极限。 显然不可能入宴和众人闲话。林青霄和白彪星君说完场面话后，亲自送白彪星君出门。他们刚走到承天门，从外面冲来一个弟子。弟子看到林青霄，眼睛一亮，可是随即就发现天宫的高官也在，弟子表情顿时僵住了。白彪星君了悟，笑着说：“既然家主还有事，那便止步于此吧，不必送了。” 白彪星君客气了，中山素来敞亮，没有什么事需要避讳众人。林青霄不卑不亢应了一句，淡淡看向报信的弟子：“发生了何事？”弟子似乎有些吃惊：“这种事要当着众人的面说吗？”可是林青霄的神情不似作伪，弟子只能垂下头，规规矩矩的说：“家主，下面传来消息说，重玉公子叛魔了。” 他还改了姓氏，说以后他只姓叶。林崇玉被中山除名，还被踢出族谱，众人不好称呼他为大公子，也不能称呼他为林崇玉，只能以崇玉公子指代。林青霄淡淡应了一声，看起来毫无波动。他已经不是林家人了，想姓什么随他自己取。叶崇玉叛魔，是天界的叛徒。中山作为仙族的一份子。 素来以天界的利益为自身利益。此后，中山会不遗余力，围剿魔族余孽，除魔卫道。传令下去，从即刻起，若中山弟子遇到叶重玉，当身先士卒，诛杀叛徒，以示中山不与魔族同流合污之决心。若有敢通风报信、阳奉阴违、徇私放水，甚至投奔叶重玉的，一律以背叛门派罪论处。 弟子听得冷汗涔涔，连忙应下。白彪星君就站在一边，垂着袖子。听完这段话，他脸上露出笑意。林清霄从一开始就知道弟子要禀报什么吧？这才特意在众人面前表态。这番话分明是说给白彪星君听的。白彪星君含笑对林清霄拱手： <laughs> “前方就是天宫的行舟了。” 林家主不必再送，我等先行告辞。林青霄一微微欠身，星君慢走。林青霄送走白彪星君，再回到大殿，毫不费力的发现众人看他的目光变了。林青霄完全不在意，他一露面就有很多人来找他说话，有打探消息的，有套话的，也有拉拢的。林青霄对这些人兴趣寥寥，他看似在和对方应酬。 可是注意力早已放到另一人身上。洛寒在侧殿和叶子楠邹继白说话，他容貌疏离，天然吸引视线。没过一会儿，易华轩就走过去了。林清霄无声皱眉。易华轩，他过去做什么？一个人正在婉转地套祖上亲戚关系。他说完后，很久不见林清霄回话。 一抬头，发现林青霄拢着眉，脸色不甚好的样子。对方惊讶问：“林家主，你怎么了？”林青霄眼睫微动，慢慢回神：“没事。”其他人正要说什么圆场，林青霄就说：“抱歉，我突然想起有桩要紧事要处理，失陪。”林青霄态度礼貌而周全，可是说出来的话却完全不是商量的意思。 林青霄都这样说了，众人能怎么办呢？只能赶紧放人。众人识趣散开，结果才一转眼，就亲眼看着林青霄往大殿侧殿走去。他们都懵了，林青霄不是要处理急事吗？他去侧殿干什么呀？随后他们就看到林青霄走到一个女子身边，状若无意般问：“你们在说什么？”洛寒一回头，见竟然是林青霄，惊喜的说。 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刚瞧见许多人有话要和你说，你们这就说完啦。林清霄面不改色说：“是。”他说完瞥了易华轩一眼，问：“易少主怎么也在？”叶子楠暗暗挑眉：“大白天的，我为什么听出来一股火药味？什么叫易华轩也在？这里是公开的宴会大殿，易华轩往哪儿走不可以？”叶子南含着笑，悄悄后退了一步。 饶有兴味地看着面前这几人，易华轩马上就感觉出林青霄的敌意，这实在太明显了。林青霄一露面，就频频朝他们这里看来，现在更是直接走过来质询。林青霄完全没有掩饰的意思，易华轩想不知道才比较困难。他们先前就存在竞争，现在在美丽的女子面前，易华轩越发不肯相让。他说。 我和洛姑娘投缘，一见如故。说来实在巧，我和洛姑娘都喜欢游历。若是下次有机会，我们不妨结伴同行。洛寒知道这不过是客套话而已，易华轩不至于真的来找他游历，但是场面上肯定要和和气气的应下。他正要说话，忽然被林清霄截下。他最近要闭关，恐怕不方便游历，易少主还是自己去吧。 洛寒嘴都张开了，听到这句话，生生噎住。闭关？我最近要闭关？我我有吗？叶子楠一副看戏的表情。邹继白对周围的暗流一无所觉，还乐呵呵地问：“洛寒，你要闭关多久啊？刚才易华轩说，最近一重天啊，有很多人不明不白失踪，听起来挺刺激。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？等从易重天回来，你再闭关也不迟啊。” 洛寒欲言又止，他实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要闭关。当着林清霄的面儿，洛寒不好意思直接反驳，而是说：“呃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还没定好呢。对了，你们刚才说一重天有人失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消息是易华轩带来的，他闻言立刻接到。这件事我比较了解，一重天毗邻银河，灵气已经十分博杂。” 许多地方与凡人界无异，居住在一重天的人，要么是刚从凡人界飞升上来的，要么是资质不佳，世世代代混居下重天。这些地方人口流动非常频繁，少一两个人本是常事，但奇怪的是，从前段时间起，不断有人失踪。最开始我们以为是正常迁移，后来发现失踪的人越来越多，这才警觉起来。 洛寒听着，暗暗皱眉问：“失踪的都是什么人？”“资质不佳的土著先祖，或者飞升上来的散仙。”易华轩说：“这也是我起疑的地方。这些人和外界联系不多，修为也不高，所以失踪后不会有人注意到。一个两个或许是巧合，可是接连几个人都是如此，我实在忍不住怀疑，这是有预谋的挑选。” 是很可疑。洛寒若有所思，易华轩见状，适时问：“洛姑娘，你若是感兴趣，我这就回去禀告父亲，将这个任务领下。等你闭关结束，我们一起去一重天查案。”洛寒还没说话，突然感觉众人视线都落到他身上。易华轩说完后，自然而然地看向洛寒，叶子楠带着笑，眼睛滴溜溜转。 而林青霄就更甭说了，他虽然没有说话，可是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释放冷气，莫名有种小孩子赌气的感觉。洛寒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联想，他干笑了一下说：“接下来的安排我还没有想好，先不急，等庆典结束后再议。”和稀泥，他是专业的。易华轩见状不好再追问，林青霄勉强满意。 深州的气压略为和缓了些，唯有叶子楠失望的叹了口气。邹继白左看看右看看，终于感觉到气氛好像不太对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又错过了什么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